气球，带着您的宝贝，用歌声、故事、喊爱、回忆、成长点点滴滴，欢迎收听 Josi 所主持。气球。 大家好 j o s e 牙姨邀请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块收听八月十四号的《红气球》。妈妈去上班了，出门去办事了，把你交给保姆。保姆这个名词，孩子们可能有听过，或者是没有听过。谁是保姆啊？孩子们要怎么和保姆相处呢？今天的红气球 j o s e 牙姨和您一块来认识。我们同时收听贝多芬的。 古典音乐。 保姆是谁呀？保姆就是代替爸爸妈妈照顾你的人，所以保姆可能是阿公阿妈、年纪较大的大哥哥大姐姐、邻居的阿姨，或者是托儿所的老师，甚至是别的国家请来的外佣。保姆可能是女生、男生，年轻的也可能是年纪大的，有时候是你认识的人，有时候是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人。 可能你的保姆呢是在你家陪你的人，有一些保姆不住在你家，所以你到保姆家。保姆因为受到了妈妈的委托来照顾你，所以会弄东西给你吃，陪你睡觉，害你玩。肚子饿了、累了、无聊了，孩子们一定要告诉保姆，让保姆知道。 为什么要有保姆啊？爸爸妈妈有时候会出去，不能够带着你，像是去上班、工作、出去吃饭、到朋友家，或者是出差旅行。大人去大人的地方，做大人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和保姆在一起，孩子会说：“我已经好大啦，可以自己待在家里头。”不过，为了怕意外发生。 爸爸妈妈一定会安排一个大人陪你。和保姆在一起的时候，要做些什么事呢？我们一起想一想。因为有些孩子已经有过保姆啦，可以告诉阿姨，保姆曾经陪你做了些什么事。即将准备迎接保姆的家庭，孩子们也可以想一想，希望保姆能够陪你，或者是帮你做什么事呢？ 孩子们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会做些什么事？可能会去公园玩，一起画画、念故事书。但是有时候爸爸妈妈不能够带着你出门的时候，让你和保姆在一起。保姆呢也会和你玩，和你一块吃饭。有时候会带你睡觉。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可以和保姆做些什么事呢？玩拼图、堆积木、玩赛车、看书、听音乐。 画图、睡觉、洗澡，虽然妈妈不在家，和保姆都可以做这些妈妈平常在家时候做的事情。有些保姆会帮你煮饭，肚子饿了、口渴了、想休息，要让保姆知道。 今天的红气球，Josie 阿姨和孩子们介绍保姆这个人。第一次妈妈离开你，请保姆照顾你，或者是你曾经有个保姆离开了，现在换一个新的保姆，是你从来不认识的人，你有些害怕，有点紧张，或者是很开心要认识一个新朋友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人是爸爸妈妈不在家不能够陪你的时候照顾你的人。 不管是认识的阿姨，或者是阿公阿妈，还是外面请来的外佣，我们统一叫做保姆。在英文是 babysitter。肚子饿的时候，喉咙渴的时候，保姆可以弄东西给你吃，准备水给你喝。你的杯子、你的碗和汤匙放在哪里，要自己告诉你的保姆。想要上厕所，想要穿衣服，保姆都可以帮你。 你的脸脏了，流口水了，不舒服，吐了，不小心尿湿了，保姆也都可以帮你清理干净。你想哭，想一个抱抱，保姆虽然不是妈妈，但是她是帮忙妈妈照顾你的人，可以把保姆当成像妈妈一样的长辈。希望这个保姆会喜欢你，你也喜欢她。 保姆是一种工作，负责照顾孩子的工作。通常担任保姆的人都有抚养过孩子的经验，可能他们自己有小孩，年纪和你差不多，年纪比你大一点，像是我们的阿公阿妈，曾经他把我们的爸爸妈妈抚养长大。保姆是一种和小孩子相关的工作，所以这样的人必须非常喜欢小孩才会做得好。 就像学校的老师，还有儿童乐园的工作人员一样，多半都会是爱小孩的人才去做这样的工作。但是有一些保姆比较特殊，他们不是很喜欢小孩，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，所以当保姆。如果遇到保姆打你，或者是推你，对你大声、小声的时候，一定要和爸爸妈妈说。 说再见好难哦。当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孩子是不是会想哭呢？今天在红气球的节目 j o e 阿姨向孩子们介绍保姆这个人。保姆是当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负责照顾我们的人。爸爸妈妈外出，通常晚上就会回来，或者呢，就会把你从保姆家接回去。有时候爸爸妈妈出远门，过好几天才会回来，等啊等的。 最好呢，可以请爸爸妈妈指着时钟，告诉你回来的时间。像是时钟走到八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回来，这样你的等待就会比较明确。或者是呢，在月历上画出爸爸妈妈回家的那一天，你就可以数一数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爸爸妈妈回来接你。虽然请保姆帮忙照顾你一阵子，孩子们不要担心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回家。 一定会把你接回家。 四阿姨在这边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：保姆是代替爸爸妈妈照顾孩子的人。有一些保姆孩子一开始就认识，像是阿公阿妈、叔叔阿姨、家中的长辈；有一些是一开始不认识的外人。这样的人是以保姆作为职业。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的家庭聘请了外佣，外佣不一定会说我们的语言。 孩子可以用行动帮助外佣保姆了解你的生活，让外佣认识你的东西，碗盘、杯子在哪里，你喜欢吃的东西，还有怎么样和你一起游戏生活。肚子饿了、渴了、累了，要和保姆说。和保姆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玩唱歌、跳舞、游戏，做一些平常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也做的活动。 如果遇到了保姆生气会打人，一定要保护自己，并且告诉爸爸妈妈这里痛痛，那里痛痛，保姆欺负我，这样子才能够让大人帮助你和保姆的相处，非常的开心愉快。红气球，好朋友。